沈道兄，赵教师兄，已经在这里。五娘，先见人。啊，这是我五师妹顾恒波，这位是碧霞宗赵宗主。早闻赵宗主大名，能在此拜见，是五娘之幸。啊，我曾听说齐道尊门下有位女弟子，今日一见。 果然是个灵秀人物，与沈道长一脉相承。五娘怎么会在此地？难道玉儿也来了？没有，我与他大吵一架，下山来也有一段时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亏待于你？此事说来话长。我在外头行走时，常听说阿兄的事，也怪我疏忽。当日在玄都山。 竟未识破玉矮这厮的真面目，让你受了这样多的磨难。当日连我自己都被蒙在鼓里，更不必说你了。事情早已过去，再追回也无甚意义。倒是你，为何会与玉矮大吵一架？你落崖后，玄都山群龙无首，非但没有乱作一团，反而一切井井有条。几位长老还提出，你生死不明，要让玉矮带领掌教之位。 玄都山没有乱，这是好事。事有反常即为妖。掌教师兄，你出事，我们几个人和大部分弟子都很伤心。唯独玉矮，即使他面上也显得伤心，手段却十分冷静，雷厉风行。后来有一次，玉矮说：“你曾回玄都山来。”掌门师兄与魔门中人勾结，我千求万求，他也不愿留下。 此事大师兄亲眼所见，可以作证。玉师弟所说却是实话。大师兄，掌教师兄那晚到底说了什么？唉，五师妹，你还是不要问了。可有一回，我听到他与柴长老谈话，似乎对一切早有预料。掌教师弟难敌坤野，柴长老因此早已料到了。 我已按约定约束弟子们，不得擅自下山。我越发觉得此事内情重重。后来玄都山被突厥人册封，我实在忍不住，就去质问玉霭，是不是与突厥人早有勾结？你洛雅也与此有关？你这样问，他如何会承认？他自然不承认。他表面安抚我，等到夜里却潜入我房中，想要对我下手。幸亏我及时发觉。 与他交手之后，便逃下山了。你的武功虽然不错，却不是玉爱的对手。他任你逃离，心中未尝没有念及同门之谊，手下留情。可就算如此，他害得你中毒坠崖，武功尽失，那一点微末仁慈，在我看来不过是猫哭耗子罢了。大师兄是非不分，甘愿为虎作伥，我却不能再与之为伍。那元英呢？阿英他如何了？ 我下山前曾暗中给四师兄留了一封信，说明此事，也不知道他看见没有。后来，就再没听说过他的消息了。剑法，快击王卓胜纯阳观苏乔。 <laughs> 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。我也去会会他。娘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，猫耳 FM。 携手英雄联盟，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《古风武侠广播剧·千秋》第十一集。 赵宗主过奖了，但我娘平日并不是冲动之人。哎，快看，那边赤霞剑派的朝玉找上李青鱼了。赤霞剑派朝玉，不知是否有幸向李少侠讨教？这是公开挑战纯阳李青鱼应战了。你的剑术固然厉害，但还无法在百招之内胜我。哼，我敬李少侠剑法高超。 但这话是不是说的太满了？他说的不错，你的确不是他的对手。易观主顾及你的面子不好开口，你要有自知之明才是啊。 <laughs> 这娇娘是谁啊？是是袁袁袁何合欢宗，这是欢宗，合欢宗宗主袁秀秀。他身后的人叫萧瑟。 元宗主大驾光临，贫道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。不知者不罪，世界大会，天下人人可来。易观主不会不欢迎我吧？来者是客，自然欢迎。 <laughs> 那感情好。今日在场有不少故人，奴家正要会上一会。 听说有些人觉得合欢宗太过霸道，想要联合起来对付我们。不知此事是真是假，易观主，你说呢？此事何劳易观主开口，贫道亦可代答。袁宗主这话问的很是心虚，莫非你也觉得合欢宗行事不妥，生怕犯了众怒，引起燎原大火，所以？ 赶紧上山来扑灭火苗！哼，沈道长好胆量，你连杀我合欢宗两名长老，我未找你算账，你还敢自动找上门来哈哈哈哈哈！ <laughs> 这倒奇了，你合欢宗的人有什么杀不得的？哼， <laughs> 可惜沈道长杀人时我没在场。 否则我还要敲锣打鼓为他喝彩呢。在座诸位，若你们真要结盟对抗合欢宗，不妨加上我幻月宗一份。而且依我看呀，沈道长德高望重，当盟主最合适不过了。敢问阁下是幻月宗何人？在下玉生烟，乃幻月宗燕宗主座下弟子。听说今日青城山上热闹得很，于是上来瞧瞧。 易观主想必不会赶我走吧？ <laughs> 来者皆是客。来人，为贵客们多添几个坐席。不必了，左右等会儿也要动手的，刚坐下又要起身，多麻烦呀。 <laughs> 你不想坐那是你的事，我与沈道长久别重逢，心情难掩激动喜悦。 是要叙一叙旧的，别来无恙啊，师弟。玉公子怎么来了？燕宗主呢？师弟怎么这么生疏啊？好歹我也是背着你在半步峰下走了大半个时辰的人，那会儿你一脸迷茫喊我玉师兄的样子多可爱呀！眼下说忘就忘了，我多伤心呢。玉公子救命之恩，来日必当报答。 我原来听燕宗主的意思，并不想插手北方局势，幻月宗蛰伏为好。可你突然到来，是有何变故？那变故，就是你呀。师尊有令，让我先他一步上山来着。一批臣作为世件大会的东道主，又是纯阳观掌门，有些事不能轻易去做。沈乔既然去了，以他的性子。 断不会冷眼旁观。师尊是怕沈乔一时冲动，又敌不过在场众多高手，想要弟子拦住他。假如沈乔不出手，那便是放任合欢宗破坏世件大会。易辟尘若有差池，从今以后江湖中再无人敢与合欢宗作对。这对我们有何好处？哦，所以沈乔可以出手，但不能让他输。 那赢到最后，不就成了武林盟主了？此次事件大会，合欢宗势在必得。不但袁秀秀、桑景行会去，而且从边延梅传回的消息来看，也许会有更加意想不到的人出现。师兄前阵日子为了收回师尊假死时，我们被法镜宗拔起的几处势力，跑到土御魂去了。 那他的消息，难道是突厥人？嗯，哼。总之，你去趟纯阳关，必要时帮沈乔挡掉一些麻烦，其余的见机行事。是师尊，他老人家果然料事如神，师兄这就赶过来帮你了。我记得燕宗主离开前。 曾说要去六合帮。师尊连这都告诉你了？不错，六合帮即将分崩离析，旗下堂主蠢蠢欲动，都想借助幻月宗在商界的影响力来壮大自己。我们也想用他们的水道和消息来扩展生意，可谓各取所需。如此一来，他亲自去谈判，然后让你来看热闹？ <laughs> 当然不只是看热闹。 我刚说了，最重要的是看你呀！哎，他去那边了。快看，袁秀秀带人到那边去了。一定是刘坤故意的，他看到他们不关就杀人灭口吧。哇！哎呀，好剑法！真是没说。 不错。哎呦！袁子潇，我打赢比试，你却为何不看我一眼？你打赢，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哼， <laughs> 琉璃宫的人果然架子大，不告而别就算了，竟连见面都装作不认识。难不成我顾恒波就这样丢你的脸？这位便是琉璃宫的少公主吧？ 听闻琉璃宫胸怀锦绣，天下武林掌故排名俱都了如指掌。敢问袁少公主，我们合欢宗在排名谱上可有一席之地？合欢宗袁秀秀，江湖排名第九，门下萧瑟以善为人，武功尚未跻身一流，但已颇为可观。合欢宗桑景行，江湖排名第六。 门下白蓉以掌法见长，另有夏寒秋、姬双儿、周翠月等弟子数人，武功不及白蓉，但也是不容小觑的后起之秀。哎呀，不愧是琉璃宫，人人信手拈来，熟记于心啊！要想得知这些也不难，无非是多问几个人，多走几处地方罢了。袁娘子，你说的这天下十大的排名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啊？ 自然是现在的排名。嗯，哈哈，世界大会还未过半，许多高手并未露面，这天下十大又是怎么排出来的呢？一个世界大会如何能囊括天下高手？今日不过是给江湖群英一个切磋的机会，若能出一两个从未露面、精彩绝艳的高手，排名自然会随之变动；若不然，则按照已定的来。那敢问，如今天下十大分别是哪十位高人？ 江湖排名第十并不固定，先前是玄都山前掌教沈乔，沈乔于半步峰落败，被坤爷取代。后来坤爷师兄段文央来到中原，与沈乔和李青鱼交手，不落下风，所以如今排名第十的是段文央。你这排名太偏颇了！我师兄天纵奇才，半步峰一役是中了暗算后功力大减，若论原先，自然比段文渊、坤爷还要厉害。 怎么可能连前十都进不了？人不可能永远都在原地踏步，是进是退。你不肯听我说完，便急着插嘴，这就不偏颇了。江湖排行第九，方才已说，第八乃土御魂上师俱舍智者，他曾与法镜宗宗主广陵散交手，以分毫之差落败，从此闭关不出。照少公主这样说。 排名第七的是法镜宗宗主广陵散了，不错。那再往前呢？从第六开始，便可跻身宗师级高手行列。这几人不看人品言行，单以武功而论，都足以开宗立派，成就一家之言。桑长老排名第六，看来少公主对他的评价颇高呀。原宗主不必不服气。众所皆知，合欢宗内两派分裂。 你若是奈何得了桑景行，又怎会让他压你一头？纯阳观如今直道门牛耳，想必易观主也是前五之一吧？江湖排名第五，应是如今的周朝国师雪庭禅师。但玄都山前掌教沈乔功力大进，或可一争第五之位。至于第四与第三，该是灵川学宫公主汝烟客绘，或纯阳观易观主。但我从未见二人交手。 所以高下尚且难定，那第一与第二呢？幻月宗宗主燕无师，或可一争次尾。至于天下第一，十年前的天下第一是齐凤阁，难不成他先逝后，十年间竟无一人能超越他？ <laughs> 我看琉璃宫的排名也未必能做准，天下第一都排不出来。你们若是不信，大可顺着排名一个个挑战过去。 若能把这些人都打败，天下第一自然就是你了。依我看，还是靠实力来说话吧。虽然今日缺了不少人，但有我、易观主和沈道长在，十以战三，痛痛快快的打一场又有何难？元宗主若是来做客，我们扫榻相迎；但若是不怀好意，先过了我这关再说。 <laughs> 何劳宗主动手，让我萧瑟来会会你。易观主，既然徒弟与徒弟交上手，那咱们当师傅的，是不是也该给徒弟做一个榜样？师弟，现在莫要强出头。袁秀秀目标很明确，擒贼先擒王。 拿下一匹尘，哼！ <laughs> 等一匹尘败了，你才出手，其实还不轻轻松松捞个盟主来带你。我没想过要当什么盟主，师尊命我过来相助于你。若你不想，他为何如此吩咐？你师尊想一出是一出，我哪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？玉公子，依你看，何关宗此番是否还有后招？ 合欢宗来势汹汹，看似针对纯阳观，实际上是针对所有不将他们放在眼里的门派。这次若是能挫败易辟尘，便能将世界大会上的其他势力一举收服。袁秀秀对上易辟尘，恐怕分量还不够，说不定桑景行已经在路上了。 都说纯阳观剑术卓绝，远超玄都山。如今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哼，不知李青鱼能否与元宗主一会？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是与不是，总要一试才知道。 <laughs> 好强啊！啊！我已经说过了。 你不是本座的对手。青鱼的确不如元宗主，让宗主见笑了，还是让贫道来讨教吧。诸位，急什么？ <laughs> 说到就到，这又是谁？桑景行来了。桑景行也来了，我回头。桑景行，别再。 我这沈道长一身仙骨，冰雪自知，可堂堂合欢宗长老看到后，竟和见了肉骨头的恶狗一样，实在丢人。 <laughs> 连你师父叶无师都不敢这样与我说话， <laughs> 让师弟笑话了。 向晚辈逞威风，桑长老想必是觉得很有脸面了。哼，沈道长眼睛大好之后，双目顾盼有神，更令人倾心。果然是美人再美，也还是需要一双好眼睛。桑长老，你名列天下第六，而我仅是第九，由我去与易观主交手。 未免辱没了排名在三四之间的易观主啊！ <laughs> 若我赢了易观主，那这天下第三岂不就由我夺得了？ <laughs> 既然是世剑大会，合欢宗也该遵守江湖规矩，以一对一才是，免得说我们仗着人多上门砸场子。 <laughs> 必派桑长老想向易观主请教。 不知易观主意下如何？久闻雕龙掌大名，今日贫道正要讨教，故所愿也。易观主，请。 离上回与沈道长交手已有数载，听闻道长功力大进，不知秀秀可有幸讨教？何劳沈道长动手，我愿与袁宗主一会。你师尊若是亲来了，我倒要让出一舍之地。师尊离此不远，很快便能赶到。 <laughs> 沈道长难道卖身给了燕无师，连出手与否都要征得他的同意？ 他不在，沈道长便不敢动手了。既然袁宗主有请，贫道自当奉陪。沈道长是个爽快人。哎哎哎这边，干边！干嘛呀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！ <laughs> 我让谁去啊？哎呀，太难了！他往谁下打去了？ 要说先前听说沈道长连杀两名长老，我还有些不信。如今看来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。元宗主可以将我引往山下，想必不是为了称赞我的武功吧？ <laughs> 沈道长果然聪明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桩买卖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？请说。 我知桑景行与你有深仇大恨，还有一个陈公，也是恩将仇报，屡屡与你过不去。眼下他俩勾结在一起，实在让人厌恶。今日沈道长若肯离开此地，不掺和纯阳观之事，我便将陈宫交给你，顺带帮你杀了桑景行，如何？怎么？ 难道这笔买卖不划算吗？于我来说，划算的很。那沈道长为何不答应？桑景贤与袁宗主素有嫌隙，袁宗主想除掉他，这心思只怕由来已久，何必拿贫道来做法子？至于陈功，此人虽是小人，却着实与我称不上深仇大恨。即便要料理，我也会自己找他，就不劳袁宗主费心了。 你与燕无师走得那么近，却不肯与我合作，看来沈道长不仅假清高，还瞧不上女人。我与燕宗主往来，乃事出有因，但我从无看清原宗主之心。世道重男轻女，女子立足于世，要比男子艰难百倍。原宗主能令合欢宗屹立不倒，自然有原宗主的本事。相比起来，贫道虽然也曾当过一派掌门。 却做的要差多了。沈道长这番话真叫我感动不已。先是白蓉屡屡对你手下留情，我还觉得他年轻易受哄骗，如今看来，他眼光倒是不错。我只是说一说公道话罢了。我不喜欢贵派的做派，桑景行、霍希京那些人也是死有余辜。道不同不相为谋。 我不可能与合欢宗合作。你我立场不同，兵戎相见也是必然。啊， <laughs> 沈道长这样善解人意，连我都有些把持不住了。不知可愿当我的入幕之宾？ <laughs> 你不喜欢合欢宗，我就不让你接触我门下的人。我在外边也有几处别庄。 多谢元宗主厚爱， <laughs> 沈道长为何急着走啊？咱们话还说的好好的呢，看你样子，总不至于是被燕无师收入帐中了吧？你在拖延时间，故意将我留在此处。 修道不能妄动杀戒，却并非杀不了人。元宗主可想好了，拦下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 <laughs> 沈兰不必如此，我也没有与你为敌的意思，只不过谨慎起见，还是得留你一留，以免坏了大事。不过你现在上去，只怕也改变不了什么了。什么？ 阴阳怪气人，葫芦谷。 天地皆游，趁雾之际一眼开九州。冷月抬手，便扬雨衣袖。梦见了一个我，独下行舟，替昨日少年折来路。白。 请与我肩上花铃落，与你相撞花万千信风同行。 匆匆。 草木不脸这么烫，必是春梦。你梦见本座了，飞燕。只是梦见与许多人打斗，醒来依旧疲惫的很。打斗？是在哪里打？莫不是在床上吗？ 燕宗主，若是再这样出言轻薄，贫道，贫道就不与你说话了。多谢各位全力回护，但这是我与他之间的事情，你们不要掺和。师兄，哼，本座的人，岂容你说杀就杀？